课文一，下山的路上，休息一下吧。怎么了？我现在腿也疼，脚也疼。好，那边树多，我们过去坐一下吧。上来的时候，我怎么没觉得这么累？上山容易，下山难，你不知道。生词：腿。 横、角、竖，容易难。